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义军又来了啊！这个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啊，叫做《别了司徒雷登》，是吧？我也准备写一篇，叫《别了骆家辉》。 <laughs> 我刚才看见骆家辉又发发表告别演说呢，是吧？嗯。网络上有一些讽刺，说什么骆家辉到我们这儿以身作则、做示范来了啊？哎。我觉得他主要是因为那个雾霾吧，天天看那个数字，他们自己在那儿发布那么糟心，不想待了吧？ 哎，骆家辉听说是个，甚至有可能将来竞选总统的这么一个人马，是吗？我觉得你看，好像怎么从中国做完这个美国驻华大使以后，他回去是不是都要选总统啊？你看老布什，还有上一次那个嘛，那个那叫什么？那个洪那个洪博培。 但是他也没选上，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但是回去知名度很，就是他很低，连他们就是共和党党内选举，他没有，他就他都没有能够出来。尽管他当时解释对中国的政策他非常懂，但是这一点美国人好像还不是特别关注。啊啊！中国现在不是美国人的头等问题吗？不，美国人当时的头等问题是国内经济啊。哦，我以为他们应该很把我们当回事儿， <laughs> 而且我一直很好奇美国人看这个华裔。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都都是点缀呢？不会把最重要的他他们看华裔跟看黑人还是不一样，嗯，对不对？黑人他觉得他就是美国的国民，对不对？他是非洲来的。华裔，我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坏的印象，就是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嗯，美国人把日本人，把不是日本人，纯粹的来说，严格说都是美国人，入了美国籍的日裔的人，嗯，全部关进那个集中营嘛。是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那个那个很很惨，那那那那些人其实回过头来想，美国政府这个是，这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可他当时就是这样做。我我我本来觉得那个那个美国的华人啊，为了那个电视节目，那个要杀光中国人的那个那个儿童。他那天他在这儿还讲那个，那个要杀光周翊君。哎，那个那个那个节目，我本来觉得那华人反应过度，但是后来我一想到美国人当初对日本人那个态度，我就觉得。 可日本人在在在二战的时候差点把他们给吃了。那老布什去打仗不是被他们抓住以后，差点就生吞活剥要吃了他。他 <laughs> 肯定觉得这个绝对是个异类。这这个，我觉得啊，呃，怎么说呢？战争本身就是罪恶的，战争带来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好事。嗯，但是当时在战争状态下。 美国就把这个日本的那些人呐，全圈起来了，全圈起来，这个就把他们当成潜在的，就有可能有间谍啊，造成很多悲剧。但是要叫我说呀，没有办法，你在战争状态下，我不同意，美国人没有这样对德国人。 <laughs> 你看，德国的人跑去科学家跑美国去，他派大用处。 他不是只看种族的，他对欧洲人就不是这样的态度。中国的前边生就是他对亚亚裔的人、对日本人，包括他们，而且中国日本人都分大不清楚，在那个时候。所以，所以我现在，我我我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是现代人的是应该是契约嘛，决定人的不是身份嘛。你在美国很多宣誓，你宣誓美国了。 但是我一直替我的很多认识的人入了美国籍的人在替他们担忧，而且他们也跟我说，他们说世界上最怕的就是中美如果开战，就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这个好像似乎比较遥远吧？不，我我我当然不是讲开战的这个，你你也不能说哈，这个钓鱼岛的事情我们也说不准。呃，我这次恒大比赛我就想到这一条。 想到中美开战了？不不，中美开战，这个这个这个思这个思路是这样来，你你知道 <laughs> 中国这个足球 <laughs> 足球争一口气啊，这个也就是一口气了，这个帮中国足球迷出了一口气。但是啊，觉得中国足球怎么辉煌？那天正好是什么三中全会开幕嘛，对不对？大家很喝彩。可是呢，仔细一看，在前面教练是外国的，这个三个主要的前锋都是外国的，后卫还是难超前。 但是那个后卫韩国的我们问题不大，前面三个很多马上就提出来了，他们说应该让他们入籍啊，让他们参加中国足足球队啊，等等等等，很多议论。当然孔卡是现在要回去了啦，对不对？工资少一半都回去了。还有一个谁也提出呢？最佳运动员也提出他不想入。我的设想的问题就是说，假如他愿意入，我比方我们国家发达了，钱很多了，给你他他一年几百万的，嗯，一年几百万。假如什么都有，他愿意入了，你说他们这些？ 巴西人呢，或者黑人替我们中国足球队到外面打了一个好成绩，中国老百姓心里舒坦吗？呃，我我们将心比心，中国人就觉得这跟我们的不，这是这呃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承认一个人是你的国家那个契约，跟他的实际的种族这个关系，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上是不承认的。 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能在中国的任何一级政府里边找到一个欧洲人吗？哎，中国找到一个美国人吗？有一个，哪怕是个日本人，我们也曾经有马海德呀，对啊，有白求恩呐。啊，白求恩那官至哪一级啊？呃，马海德是当官，好像是当官的，当挺大的官。 哎，而且中国，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对他们，就是如果真的是为中国争光啊什么了，就是在民间对他们还是挺欢迎的。我觉得俱乐部对此欢迎。我觉得徐老师，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呃，我的理解啊，呃，中国人一开始会有一些嘲讽。 接受起来，呃，会有一个过过程。但是我也跟你讲，我认为这个过程比别的这个有主体民族的，有有有大多数这个一个单一民族的这种国家呀，中国这个人接受起来会是最快的。中国人呐，戏路子宽，甚至我要往难听来讲，中国人有什么原则呀？你知道吗？这再说我们本来就五十六个民族，我跟你说，就说就说我们我们中国中国人是一种很奇怪的文化。 你可以往好里讲啊，它海纳百川。嗯，往往不好里讲呢，咱也不知道怎么讲。就好比说同性恋。 你以为中国人接受起来很困难吗？我认为同性恋中国人要真接受起来啊，比那么欧洲人、美洲美国人接受起来都要快得多。没有那种宗教的禁忌，因为咱们无所谓，你知道吗？事不关己呀，我们根本就无所谓。这且你同性恋还可以啊，喜欢男的没问题啊。对，我们没有那么教条。对，这就是说中国人脑筋灵活，戏路子宽。你看，我我我我讲回足球哈，你看德国队现在用的很多有的波兰运动员，对不对？法国队。 一大堆的黑人，阿尔及利亚的都是非洲的运动员，他们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你看韩国队跟日本队，清一色他自己本民族的，就是你讲的这个单独单一民族的这种这种概念。也有，比方小国家像葡萄牙，用那个 C 罗，那 C 罗是南美的，他现在也变成他国家象征了，在那里穿没问题。 你觉得中国人，假如说孔卡代表我们国家队开始有点议论，第二年穿了唐装， <laughs> 穿了唐装，我们一定都我我我我我认为孔卡如果加入中国籍，会给中国人增加新的自豪。对，最终中国人他因为啊，你知道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本来啊 就是好多个种族的人聚合众国，它聚聚合起来的国家。中国是几千年来汉族都这么多年了，对吧？还是身份大于契约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但是即便是这样，我觉得中国人还真的，只要到第二年，甚至不用一年。 我们在媒体说一说哈，很快我们就能把孔卡当成咱们的球星。真的，他入了中国籍啊，中国人有可以为他感到自豪，还是说明我国威啊，对吧？我们不伟大，你能入我们吗？还有，我觉得呃，就是说，就您刚才说的是美国人怎么看这些呃呃这个华裔，你反过来说这些这个呃呃这个华裔怎么看美国哈？相反，他们看美国倒没有那种隔阂。我觉得很多人。 我当时我记得我去美国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呃那个华人聊，当时是那个就是罗家辉刚刚来当呃他来那个上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觉得在他眼里到底哪个是祖国哈？他们说当然他一出生眼睛睁开来看到的这个就是妈，他就是把美国当成妈，他不会长着那张中国人的脸，他心里就认为是他是一个中国人，完全没有这一层意思。但是罗家辉这的很合算，叫美国人看他是美国人，中国人看他是华人。 对吧？中国人看他无论如何，不管他怎么样，虽然我们理性都知道他是个美国美国驻华大使，他是个美国人，这是理性上。但是你看他这张脸，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他是个华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他很合算。我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也很喜欢中国人的这一点，就是。 我就不喜欢他们美国人那些个东西，就是说太轴。要照我觉得，好像一个事儿这样就非得是那样，或者说什么，哎呦，就诚信了。你这个不能拉人，你不能撒谎，就爱撒谎，怎么了？你这不就是他们？他们逻辑不是，不是你知道吗？他们太幼稚，他们太幼稚，他不知道这个人情世故，他这个很多时候啊。 我，你比如说啊，哎，我广告之后再跟你讲，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是觉得我比哪个种族的人都优越，你知道吗？就因为我觉得，什么这人怎么变那么快呀？三通全会一开，之前他老法国第二祖国的之类的。不是，我从小就这么觉得。嗯。就哎，你看，我到法国，我可以说法国真好，我可以当法，我想当法国人。我到德国，我德国的话，我当德国人。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底子，这个心地啊，这个心地啊。 这个心如大地，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简直是什么都能接受。 <laughs> 哎，义军，你不管你说你爱娶几个老公，徐老师你爱怎么生活，我都能接受。 <laughs> 你说这是一种，只要你别给我借钱，对 <laughs> 我都能。就是说你我我认为这中国人他有一种灵活性，只要对我有好处，什么神都拜。 我觉得对不对？我拜，但是我信仰任何东西，非得有好处。你对我没有好处啊？呃，我也可以这个对你呃不干预你，呃不干预你。呃，当然呢，我可能议论议论你，但是那种议论呢是一种娱乐，就像咱们聊聊汪峰、章子怡，对吧？但是咱们谁也不能 <laughs> 就是说汪峰、章子怡不能好，对吧？就是我，我是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刚才讲这个诚信不诚信，我认为也是个文化问题。那中国人说，哎，这这吃点再走吧。 那不是真的，请你吃饭，对吧？ <laughs> 那是客气话，对不对？那美国人，你讲什么都别说假话。我就说一样，美国人结婚，嗯，你们那么神圣，你们跟上帝面前发的那叫什么誓啊？你愿意一辈子，不管他老或丑，不管他怎么怎么样，永远不离不弃。因为美国离婚率百分之五十，一半的人说话不算数。 那他诚实啊，他一旦他一旦坚持不下去了，他就离婚了。离婚不代表他这个婚姻。你当时怎么说的？彼此啊，彼此彼此嘛。哦，你看，那就。 那你不说 liar 了，那不说 liar 了，不说是假的。不叫 liar 是你继续在结婚，但是你违背这个这个誓言。我觉得人家当时是就是去宣誓啊什么也好，你觉得人家很教条，但我觉得是他们对一种高于实际生活的东西有期待、有向往。是咱们就是没有那个期待，也觉得那根本就不现实。咱追求那干嘛？天堂不要，我就要在人间享受。对，你为他们解释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西方欠中国一个解释。嗯，他们看不惯的中国人的很多东西啊，他们没有为我们这样解释。我们的中国人的很多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觉得不靠谱的地方，比方说，其实也有很多呀可以解释的、可以解释的空间。啊，哎，但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还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等等的这个研究。 比我们对他们的研究要深入的多。你如果再从这个学术界来讲，他们的研究很多啊。呃，看看你从哪个层次上讲。嗯。你如果最高级的精英的研究机构，对，他对我们的研究比我们对他的研究要透。但是以老百姓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情的了解，因为我们中国人对美国知道的太多了。看美剧看的多啊，不是美剧是。现在多少万的学生在美国读书，美国人知道中国什么，对不对？知道啊，就说。 克强总理说的非常对，这个中国人呐不得了的，就中国人太勤劳了，而且中国人太聪明了。你知道，就说哎，最近他们说是谁呀发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我那想说，全世界移民都骂中国人，你知道吗？首先说说什么呃，比如说这个这个呃，怀怀了孕。 呃，跑到美国边境那边，扒着电线杆子不回来，生下孩子就算美国。墨西哥人也这样。这是老说的就是，最早是墨西哥人这么干。墨西哥人呢是零星的、零散的，他们这么干。突然来了个中国人，哗，没过几天说租了一个三层公寓， <laughs> 里边隔成十平米一个的小间。 很快，一百多个挺着大肚子的中国女的就在那大街上晃，引起美国的注意。最后，人家议会说不行，我们就不能完再要表决，不能再通过这法律，把墨西墨西哥人也坑了， <laughs> 你知道吗？ <laughs> 所以墨西哥人这是 <laughs> 墨西哥人悲哀的说：“你这到底在夸中国人？”不是，你听我说啊，说墨墨西哥人悲哀的说：“中国人来了。”然后说，在法国巴黎街上有一个日本人开的一个叫什么十美十美元还是十法郎啊？啊，是美国十美元一个寿司店。 就十美元就吃一顿，本来说生意做得非常好，他家来了一个中国，的，咵咵看看形势，对面马上开了一个，对面中周周周润开了个一美元店，一美元店。 一美元店，就是一美元一勺，就说他那一勺啊，老美那个胃口至少得要个十几勺才能吃饱。 <laughs> 但是就这样，老美还到处跟人说说，你看对面中国人的店，一美元一美元，把这日本人气个半疯。他就就是说悲哀的讲中国人来 <laughs> 你知道吗？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别人就已经是无路可走。没错。不，我跟你讲，你讲你讲的这些都是直接被传媒夸大的东西。 统计数字显示，嗯，在美国的华人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嗯，经济储蓄最多。有一个数字统计，就是买房子不叫贷款吗？贷款的回拒绝率，华人是最低的，其次是白人呐，什么什么，那黑人是拒绝率是很高的。所以，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的主流啊，是他们兢兢业业按你美国的游戏规则做。 但是，就像我说，这次突然听到说你美国人居然这么要杀掉中国人，所以这些人多少个城市联合起来抗议。咱们这边的人觉得小题大做，对不对？中国大陆的人没把这件事情。但是你站在在美国，因为在美国宣誓入籍的这些华人，他是认真轴的，相信你美国人讲的这套是对的，就是你是对一切民族是一律平等的。 你你是你没有种族歧视的，所以他们今天跟你较劲。另外，他们还有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你不敢这样讲黑人，你不敢这样讲西班牙人，你更不敢这样讲犹太人，w h Chinese i。 但是现在中国人其实，在就是在那边在政治方面啊，他们也越来越显示出这种有这个活跃性，去参加这个选举等等。好像前一段不是有一个呃这个华裔市长，还有我们之前看到有这个劳工部长，有赵小兰等等，始终是边缘。政治。我我个人觉得华人需要时间吧？需要时间。那谁也没有想到美国会出现一个黑人总统，也没有想到会那么快啊。 我觉得慢慢慢慢会起黑人是他们把它认作是自己的主意。哎，最近有一个中国人跑到非洲去选这个议员，在马里还是哪？应该好像我记得是呃马里，还选上了。一个非洲一个中国人在非洲啊，他入了籍了吗？他得入那。对对，他充分证明了文涛刚才讲中国人这个方言，对对对对，五洲四海，对对，他到哪儿都能生存。 <laughs> 没错，我是觉得到哪都能生存的这种人呢，他需要有一种能力，就是。 很快的就叫什么善解人意，他得理解这个地方灵活，他马上就明白你们讲究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老说我说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很很乐呵，为什么很乐呵呢？就是呃，你看周总理，他那个就是啊，你基辛格这一套啊，他全门清，他全知道。你知道吗？他心里装两个文化，你那一套我也明白，我这一套呢，你只明白你只明白表面。说实在的，所以。 这个心理啊，其实是很丰富的，你不觉得吗？在这种，但是美国人也不是都是那么的纯洁吧？你像他们，就是表面上说我们要这个有人权，有这个那个，但是底底下什么事情也是都做了的。嗯。 践踏人权的事情，或者是说那个秘密的卖那个倒卖武器给给给其他国家，他们也是都做的。我觉得大家的内心其实都蛮丰富的。我国每年的那个对美人权报告，你可以你来做。 <laughs>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就这样别了，骆家辉嘛？不 <laughs> 知道他，他中国的民众对他不满意是吧？你说就是他是这样子，他觉得他他自己当时被任命是因为这张中国人的脸过来嘛？应该是在民间，大家应该会比较的这个喜闻乐见，把他当做是美国人民的中国的儿子或者怎么样。 <laughs> 但是到后来有很多事情跟中国的政就是政策上面有很多的冲突，那么在中国的媒体上，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对他有很多的炮轰文章啊，甚至很多人就就。 骂他们什么这个香蕉人滚回去啊？什么什么等等，也有这种声音。所以他自己，我因为我跟他这个身边的秘书也有一些，呃，这个交往，他们我听他们说，他自己觉得自己挺委屈的，他觉得他走的时候，也欠一个解释。哎，是吗？对，他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 保留对他的一份这个好感和善意，但是你做美国大使就是挨骂。我我我对我对，但还好啊，前几任大使未见得怎么特别骂他。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他装模作样坐公交车嘛，是吧？好像 <laughs> 是吧？哎，好像显得很那个，这个有有有点有点作秀的这个感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二点五嘛，嗯，就是 PM 二点五哎，这个呢，你客观说来，虽然不管他是居心如何，还是别有用心等等，对，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 对，导致精子的问题等等，啊，这个还是一个好，还是一个好的事情。没错没错，影响到精子。那天咱们谈这个问题就到易军了，这个我必须向大家道歉啊，就是我要更正一下，就是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这个科学啊，不玩玩不得半点含糊，易军。所以呢，那天我们讲到这个问题，易军呢说了一句我认为很蠢的话，他说呢是不是这个精子游得越快就会生男孩？我说。 不可能！我说那游的最快那个能生孩子，游得慢的连命都没有。但是你说易军，咱们这个职业记者，他是个多么较真儿的人，回去查科普文献，证明是我错了，他对了。 说，你也游得快，真的，你也没错。我们说的这个是这个是两码事。就你说的，在同一场比赛当中，跑得最快的那个先进去，这个是这个是对的。对呀。但是呢，这个卵子它存在一个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那个卵子不是这个有一个什么排卵周期嘛？你到那一天它才在那里，那你这个精子才能够进去。对，正好是排卵期的时候。当你这个卵子还没有在那里的时候，你跑得最快那个反而死了。对。等它，哎。 过五分钟，他出来了。那个跑得慢悠悠的，这个时候就进去了。这时候生的就是女孩了。所以， <laughs> 我们都是那个跑得比较慢的。哎，这说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laughs> 是吧？ <laughs> 所有的男孩都叫早，所有女孩都叫巧。哎，巧儿嘛。但但那照你这样说法的话，那不是做这个事情的造人的这个过程可以决定男女了吗？ 不是，但你没有掐表掐的那么准的，你知道是那一天，你不知道哪哪秒，我还是有点哪秒的区别。不，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怎么慢的那个就是女的呢？她不是，染色体分两种，是 X 和 Y 的，有一种是跑得快的，有一种它就是慢的，所以你是跑得快的先死了，他就跑得慢的就那。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